你们来参加四念住的课程，来直接了解佛陀所说的话，并不是第一次上了四念住的课程就可以了解每一件事情。就像我所说过的，当你达到解脱的最终目标时，这里的每个字都会变得很明确；但在你修持的过程当中，它也会变得越来越明确。你们问了很多的问题，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时，不免会会心一笑。 问问题很好，毕竟人是理性的动物，我们做任何事都要经过理性的思考，因此问问题很好。我们应该问问题，但是对于那些走过修行这条路的过来人而言，这些问题看起来就好像是孩童的问题一样。当老师告诉那些发问问题的学生，要他们进一步去修行。 他们实际修行之后，发现这些问题都自然的迎刃而解了，而这些来自你实修经验的解答，也才是真正的答案。老师会设法回答你们的一些问题，但这些回答并不一定会令你满意。你的理性会说：“哦，不不，不是如此。”你会以这种或是那种的方式争辩。即使现在你能满意这个回答，谁又知道过一段时间，也许几天之后？ 你又想到其他什么事情，又开始怀疑了，而又否认掉所有的解答，因此，仅仅在知识层面上得到的解答只是暂时性的。所以，你所发问的任何的问题，要在你自己的经验当中去寻求答案，才会是真正的解答，而你亲自体验的答案，才会是真正不会再起疑惑的。你怎么可能会去怀疑你所经历过的经验呢？ 我已经验知道这是我的眼镜，这是我的眼镜，我怎么可能会怀疑呢？这是我的围巾，这是我的围巾，怎么可能会有任何的怀疑呢？但如果我只是想象，因为某人说过这是眼镜，眼镜是如此，是像这样的东西，我只是因为某人曾经如此说过而接受它，但我从来没见过，没有亲自见过的经验。 那么就会升起各种不同的疑惑。但是关于法，如果你体验了，并且不断的体验，那么即使是同样的开始、同样的话，每一次课程你都会有新的体验。嗯，现在我了解更多了。哦，法就是如此。而即使你听了一百次，你还是会有新的体验。哦，法就是如此，因为你的体验越来越深刻，你的了解也变得越来越清楚。 越来越明确了，而在你自己的经验中所得到的了解，才是真正的了解。这将引导你达到不再有任何的疑惑、迷惑的境界。在还没有达到这些境界之前，问些问题也无妨。我手边有不少的问题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全部的回答，试试看吧。我们看这个问题。 在课程中，你曾提到要去觉察升起的心态。如果你觉察到某些比较显著的心态，像嗔恨或是幻想等等，接着该如何去处理这些状况呢？可不可以举例说明？问得好。当嗔心升起了，你只是继续的觉察着它。这样说也许不容易了解。所谓觉察嗔心的方式。 并不是要你在心中不断的复诵称心、称心、称心。这种不断的复诵的方式，有助于你集中信念，同时也能够有某种程度的帮助，帮助你了解到：哦，现在我升起的称心了，但是却遗漏了智慧，遗漏了时时彻知无常三不加娘。你不用在心中复诵，你只要接受我现在的心升起的嗔恨。 只要知道现在我的心是一念嗔恨心，这样就好了。而接着你所要做的是开始观察感受。这个时候你在身上所体验到的任何的感受，都和你内心所起的每个念头息息相关。嗔心和你身上的感受是密不可分的。因此，不管你在任何的地点。 当嗔心升起时，并不需要从头移到脚，全身上下去观察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的感受，你只要去感觉、去观察身上最显著的感受，并且了知它的生灭生灭，时时测知无常，三不加恼。心中升起的嗔心，身体上就会有感受产生，你就看着它是生灭生灭的现象。同样的，其他感觉升起时，例如恐惧。 激情、自我等等，任何负面的心态升起时，都会伴随着某些身体上的感受。你就只是去接受念头的实相，并继续观察身体的感受的生灭生灭。唯有这样，才是时时彻之无常。三波迦农问：次原子粒子格拉巴从何升起，而面向何处呢？有不可能从无而生吧？ 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必须知道它最初是如何升起的？那么，这又开始落入了仅仅是想象推测的哲学领域了。这对我们并没有任何的帮助的。一切的现象是从哪里开始升起的呢？次原子粒子是从哪里开始升起的呢？宇宙是从哪里开始升起的？它是怎么开始的？它是怎么样被创造出来的？最初的物质是如何产生的？ 这些物质从哪里来的？接着问题又来了：谁创造了这些物质？创造者是从哪里开始着手的呢？谁创造了这个创造者？谁又创造了这个创造者的创造者呢？所有的哲学就是这样开始的。其实，最主要的事情是要去观察每一分每一秒，这些创造的现象都不断的在进行着。 此时此刻，事事物物都不断的在进行着创造，次原子粒子不断的进行着创造生灭生灭，而由于我们对这个生灭生灭的无知，导致贪嗔的习性反应，而造成自己的痛苦。这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。如何解除个人的痛苦，比起单单的去思维它是如何升起的，从哪里升起等等的问题来的重要。 佛陀说：“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。当一个人成就阿罗汉之后，对所有的问题都会清楚的明了。但对于刚刚踏上修行之路的凡夫而言，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无关重要的。那些和你痛苦不相干的问题，和造成你痛苦的原因不相干的问题，和灭除你的痛苦不相干的问题，和灭除你的痛苦的方法不相干的问题，都是毫无意义的。” 人的生命非常的宝贵而短暂，然而要在你自己的内心深处去改变旧有的习性，而达到究竟的解脱，这是一件相当艰巨的工作。你顶多可以活到一百岁到一百二十岁，但对于你要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作来说，仍然是很短暂的。所以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钻研这些哲学的问题上，这样做对你并没有帮助。 暂时把它们放在一边，认真的修行，以后你所体验的实相会解答你所有的问题。问：无名是如何开始的呢？如果只存在着实相、慈悲、智慧和正见，就应该不会有无名共同存在吧？是的，如果这样，无名就不会共同存在。但是，如果你开始注意到此刻有无名存在着。 那么你最好就把无名去除，让此刻的心得到净化。这个时候比你去追溯无名的起源更为重要。探讨无名的起源是没有意义的，这又变成一种哲学，没有帮助。问：谁是雷迪大师的老师呢？历史上并没有记录下来，但雷迪大师说他在缅甸的曼德勒从某位出家众那里学到了这个方法。 我们并不知道所有传承者的名字，但在雷迪大师之前，这个方法早就存在了。问：佛陀曾在印度以外的地方，在缅甸教化过吗？并没有证据证明此事。佛陀只在北印度恒河和耶姆纳河流域教化。问：一个众生如果还带有仍然会出生的业，有没有机会由他自己选择出生的环境呢？ 或者就完全由过去所造的业来决定呢？是的，没错，就是由过去的业来决定。不管你过去曾经造过什么业，比如说造了堕落恶道的业，在临终时，这其中粗猛的恶业就会现起。当这个旧业在心中现起时，这是最后一个心念。这个心念所产生出来的震动频率，会与某一界的频率相应。 而使人出生于这一个界。不过，一个人可以借由修内观而摆脱这些旧业的束缚。虽然在临终时，那些会令人堕落恶道的恶业仍然存在，但由于修内观，这个内观的震动念力会是相当的强烈，而在临终时现起，接着和一个能继续修行内观的生命相应。 这种最后的震动念力不会让你出生在一个无法修行内观的生命，而这就是自然的法则，随着你自己所产生的最后一念的震动频率而与某一界的频率相应。因此，以这样来说，你可以说你能自由的选择，不过你只是能够选择不出生恶道，仅止于此。而以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如果你不修持内观的话，你是别无选择的。 某些业会现起，而将你牵引到更深的痛苦当中。问：如果达到涅槃的结果是身体的死亡，那么为什么要为了死亡而修行呢？如果你达到涅槃，这个疑惑自然就会迎刃而解。涅盘不是断灭，死亡的艺术是一种美的艺术。你正在学习一种死亡的艺术，而这也会同时教导你生活的艺术。 内观会教导你生活的艺术，你可以达到你所谓死亡的这种境界，即使是这辈子，如果你体验了涅槃的境界，这时候六根不起作用的，它只是一种像死亡的状态，但是你内心却是完全清醒的境界，而这种涅槃的体验，也只有在你知道如何正确的生活之后，才可能经验到的。生活的艺术是去除习性反应的夜习。 是去除不尽烦恼，而给予你完全健康的生命。因此，生活的艺术和死亡的艺术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，不要因此而恐惧。问：成为一个解脱的人之后，如果他不再出生，那么他要住在哪里呢？这些问题早已经有弟子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向佛陀发问过。阿罗汉死后会怎么样呢？告诉我们吧。 如果我们不知道成为阿罗汉以及阿罗汉死后会怎么样的话，成为阿罗汉又有什么用呢？阿罗汉死后的情况，已经在这辈子就由他自己经历过了，因为他在生前经历了第四次的涅槃，成就阿罗汉果实，当时他就经历了死后入灭的情况，因此他知道，哦，这是就近的涅槃，而死后也就是这种情况。 但是这种经验是无法解释的，没有人能够解释这种经验，因为这是一种超越身心、超越整个感官范畴的经验。你无法用感官去表达超越感官的经验。一个原本只知道三度空间现象的人，突然经历了四度空间的现象，他如何能够向人解释四度空间是什么呢？而其他的人又怎么可能了解四度的空间呢？ 同样的，涅槃的体验是无法用言语文字来形容的，这的确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的。你可以经由修持内观而经验它，就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，你会体验涅槃的境界，然后你就会完全的确信，死后的状况如何和成就阿罗汉之后是怎么样的状况了。问：这个我是不存在的，只是一个错觉。 那么，一个不存在的事物怎么会不断的轮回呢？没有一个实在的事物在不断的轮回，只是身心之流不断的相续着，而业力三卡拉是这股推动的力量。每个生命在每一刹那间，都是业的力量在推动着。三卡拉三卡拉行缘是行缘是，这就是说，一个行运也就是一个业力三卡拉。 会造成下一刹那世运的升起，像这样行缘事行缘事，不断地作用着。在临终时，深而强猛的业力起了推动力，而后在别处配合其他的身体升起。因此，身心只是一股身心之流，在你完全根除你的三卡的业力之前，一股不断相续的身心之流。问：一个已经结婚的人。 他觉悟之后还会生小孩吗？如果你觉悟了，这个问题就会得到解答。为什么要担心这个问题呢？只要你走在这条路上，性欲的冲动自然会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，以至于消失。而没有性欲的生活，你还是会感觉到很满足、很快乐，不会有生小孩的问题。因此，希望你能达到这个阶段，到那时候这些问题自然会得到答案。 问：我们向来就知道每个结果会这样发生，必然有它的原因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身心世界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无名和行。因为无名，所以我们不断地造作习性的反应，并且由于这些盲目的习性反应，而又增长了我们的无名。这两者互为因果，而整个宇宙就是因此而生，没有其他的原因了。 问：十波罗蜜之间有没有先后的顺序？或者每个波罗蜜有他自己独特的功德，可以不可以按照顺序来说呢？不管任何方式，只要你增长你的波罗蜜，这比这个顺序或是那个顺序都来得重要。顺序是无关紧要的。问：如果一个完全解脱的人超越了生死的轮回而达到无我？ 那么这个人是否死后就完全的断灭了呢？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。一个完全解脱的人死后是什么状况？他自己在生前就已经经历过了。问：内观的实修已经非常普遍的传播开来了，那么现在可以找到虚陀汗阿那含或是阿罗汉吗？非常普遍的传播开来，并没有啊，这只是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而已。 哪里有普遍的传播开来呢？几十亿的人口，有多少人开始修了呢？而那些开始修的人，也只不过是在初学的阶段。然而，是有一些人已经体验了较深的阶段，但是非常的少。问，问这个问题不是要故意冒犯的，请问，格印卡，你觉悟了吗？经由内观的修行，你已经达到了究竟解脱最高的阶段了吗？ 如果没有，你知道其他人有谁已经达到这个阶段了呢？有一件事情非常的清楚：，我并不是阿罗汉，我不是佛，但是我已经在成为圆满觉悟者的这条道路上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从这个内观的方法，我已经进入了某些的领域，并且获得了很多的利益。跟我刚开始修行时比较起来，我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。 而且有件事情我可以稍微肯定的是，在这条道路上，我是比你多走了几步路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能教你。走吧，走吧，努力地走在这条道路上吧，达到最终的目标吧。这比你检查你的老师是否成就阿罗汉要来的重要。问：你常提到的这个传承是以感受为根本和基础。 这个传承是不是有他自己的名字呢？哪些人是这个传承的祖师呢？是的，有些人也曾经问到过关于雷迪大师的这件事情。他是我们所知道历史上确实有记载的人物，在雷迪大师之前，并没有留下任何祖师的名字。但是，这个重视感受的传承是一直存在的。有许多雷迪大师的学生开始修持这个方法。 其中有一些也成为老师而开始传授这个技巧，他们也是特别的重视感受。在这些老师当中，其中有一位，谁对，又传授了许多的学生，在这些学生之中，又有人开始传授这个方法。其中一位是乌巴庆老师，也是重视感受。乌巴庆老师又有许多的学生，其中有些也在开始教授学生。 有一位现在就在这里教，他也强调感受，因此这个传承强调受身体的感受。问：那么关于唱诵呢？是的，请了解，唱诵应该由老师来做，而不是学生。学生在这个阶段并不被教导如何来唱诵，而是在一个非常高的层次才能学习。现在对学生而言。 唱诵只是一种仪式或是典礼而已。学生的工作并不是唱诵，学生所应该做的是实修、观察、不断的观察。老师有某些职责，其中的一项职责是在学生用功的地方营造好的波动、好的振动频率的气氛，因此外来不好的振动频率就无法干扰而造成任何的麻烦。 于是，这种所营造出来的好的振动频率形成某种的保护作用。只是唱诵并不能产生好的振动频率。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去唱诵。如果某个人唱诵得只像是一种典礼或是仪式，无法产生好的振动频率，这样的唱诵就只是一种仪式或是典礼，只不过是一种宗教仪式罢了。 学生要达到某种程度之后，有的就可以开始学习唱诵。如何唱诵呢？有的人认为，唱诵的学习看起来就像幼稚园的课程一样，那么的简单，学点巴利文来唱诵，或者用自己的语言来唱诵。但这并不是正法唱诵的方式。实际上，唱诵时你必须去觉察感受，时时测试无常。 并在每个字与每个字之间停顿的时候，非常清楚的觉知各种感受、无常、无常生灭的现象，然后接着下一个字，下一个停顿，下一个字，如此的散播震动的频率，营造正法的气氛。这要在更高的层次才做得到。这就是为什么学生不可以唱诵，唯有他们达到某种程度之后，才可以学习如何唱诵。那么这样的唱诵。 就不再只是一种典礼或是仪式，于是它成为禅修的一部分，也就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你都能够具足时时彻之无常，身不加鸟。问，请问格印卡老师，当我们说愿一切众生快乐，如果众生是无我的，那么谁是来散播慈悲心、领受慈悲心呢？不是我，又是谁呢？是的。 有表面的石像和就近的石像。当我们修内观时，是从表面的石像深入到就近的石像。但是，当我们深入最就近的石像时，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忘掉了所有表面的石像。表面的石像仍然是表面的石像。这面墙壁的表面石像，它是这么的坚固。我们的头的表面的石像也是一样，它是如此的坚固。但这面墙的就近的石像。 它只是一些波动，只是一些波动，别无他物。而我的头的就近实相也是波动。那么，让这些波动去穿越那些波动吧。拿我的头去撞墙壁，我还是会撞破头的。佛陀要你清楚的认知这两项实相：表面的实相和就近的实相。就近的实相是没有众生，但当你修行时，你还是要行善，而避免造恶行。 每次当你造恶业时，厌恶、嗔恨、恶念、嗔恨的时候，你是在伤害自己；但是你不但不造恶，而且散播慈悲心、爱心、慈悲、善念，你就开始帮助你自己了。这是让你的心越来越好的方法。深入的去体会究竟的实相，你会明白这两者：什么是表面的实相，什么是究竟的实相。那么。 你应当修持任何可以帮助你达到究竟解脱的方法，慈悲心的修法可以帮你达到究竟的解脱。问：看起来你对经文的诠释并非按照字面的意思翻译，你怎么知道你的诠释是正确的，是佛陀所指的意思呢？很好，我们可以发现每个人对佛陀开示的诠释都有所不同。 在这里，我们不是要和他们来争辩，因为巴利文是二十五世纪以前的语言，某些文字的意思都改变了。即使文字的意思没有变，解释佛经的人也无法知道佛陀真正想表达的意思，因为佛陀是透过他自己的经验讲出这些经文。如果我自己没有这些经验，我也无法了解他所说的意思。另外有一个困难是。 这二十五世纪以来，巴利文当中，通常同一个字汇又增加了很多不同的意思，也造成了很多的混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发现有各种不同的解释。另外一点是，因为有些人并没有修过内观 v i p a s s a n a 就开始解释佛经，所以会造成这么多的佛经的解释。不幸的是。 大多数解释佛经的人并没有去修过佛陀所教导的方法。上面所说的并不是在指责他们。如果你实际修行过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就会开始明白啊，因为我透过实修，透过自己的体验，所以我知道佛陀所说的真正的意思就是如此。而且在佛陀死后大约一千到一千五百年之间，出现了很多的论点，很多的注解。 根据我们所做的研究，真正的内观在印度保有它纯净风貌大约只有五百年的时间，因此，当时所写下的这些注解就可能会有一些问题。当然有更早期的注解，但在印度本地都失传了，只能在斯里兰卡找到翻译成锡兰语的版本。有些人从印度到斯里兰卡，将这些注解再翻成巴利文。 但是这些译者又加上了自己的诠释。不过，这些人翻译的这些注解还是非常有用，因为在很多的地方，他们清楚地化解了许多文字上的疑点。又因为有很多的字在后来被赋予许多的类似的意思而变得不清楚，而透过这些译者，我们却可以了解某些字当时的意思是如此、是这样或是那种意思。像这一点就非常的好。 并且这些注解也能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印度社会的种种的概况，像社会的情形、政治、教育、文化、宗教、哲学的种种情况等等，林林总总的事件都被这些注解弄清楚了，他们非常的有用。但是有时候，当我们的经验是如此，而注解上讲的却是那样，这之间就有所差异时。 我们就必须直接去找佛陀所讲的经文了。我们必须从佛陀的经典当中去看看，对于同一件事，佛陀是怎么讲的。我们翻阅这些经典，发现某些直接由佛陀自己所说的是这么的清楚，而我们也不用去指责注解的内容，只是去接受佛陀所讲的就好了。这就是彼此差异的情况。但也许我们的经验。 才是佛陀所说的真正的意思。像谈到 vedana 这个字，在某一个宗派，他们说 vedana 是指心中的感受，以他们自己的说法而言是相当正确的，因为心中的感受是新的四个运当中的一个，vedana 是新的四个运之一，所以修观受念住时，所缘是心中的感受。 但是，当你深入的研究经典时，你会发现，佛陀已经明白的解释：当他谈到 suka vedana 时，是指身体上的乐受；谈到 duka vedana 时，是指身体上的苦受；当他谈到 somanasa 时，是指心中的喜受；谈到 domanasa vedana 时，是指心中的忧受。而在这里，这四个念住的教导当中。 它只用到 sukha vedana 和 dukha vedana，身体上的乐受和苦受，而且不断的重复。很多地方他谈到 vedana，它是指身体的感受。这些感受是如何在身体上升起，又是如何在身体上灭去的？像这样的不同的说法是存在的。但是，当我们仔细研究佛经的字义时，我们发现到经文的解释和我们的经验是相吻合的。 像“三不加弄”这个字，也已经造成了很多的混淆。这个字被翻译成各种的文字，而英文翻成 “clear comprehension”，清楚的了解，是什么清楚的了解呢？清楚了解什么东西呢？如果某人正在走时，就清楚的了解现在正在走，那么这个人只清楚的了解到走而已，这只是萨底觉知。 并没有三不加诺实时彻知无常，而佛陀提到“三不加诺”这个字，是指“三本加内用智慧、正确的智慧、完整的智慧，去了知本来的面目。而智慧就是彻知自然生灭的法则，就是无常、苦、无我这三法印当中的任何的一个。同时，我们查阅经典，我们也发现佛陀对“三不加耶”。 的解释是：vidita vedana upajati。你观察感受，你感觉到感受的升起，感受的灭去，这就是时时车之无常三不加 p 因此，如果你漏掉了 vedana，漏掉了身上的感受，而你只是注意到走走、吃吃，这对初学的阶段是很好的开始。但就像我所说的，如果只是说养羊羊 而不去了知这是无常，甚至连在知识的层面上也不了解这是无常。至少对刚开始修这还好，但是究竟来说，他却必须要能够引导我们达到体验无常生命的阶段，观察这个“阳”是生命的现象才行。这就是实时彻知无常三不加呢。如果没有实时彻知无常，要达到这个阶段就会有困难。 又像，有人翻成“将注意力放在前面”，这种翻译造成极大的混淆。将注意力放在前面，我们坐下来开始观想自己的注意力在前面、外面、在身体之外，就像有人从外面看着这个身体。这样说的话，整个技巧都被扭曲了，重要的部分都遗漏了。佛陀是要你观察色身当中的实相。 在感受当中去观察感受，在身体当中去观察身体，而不是从外面观察。所以对经典的诠释因人而异，但是我们要以佛陀的话为依据。如果我们的经验和别的宗派所相信的，或是和注解中所写的内容有差异时， 直接去看佛陀所说的话，在经典当中找到答案，这就是为什么要成立内观研究所，研究佛陀所讲过的经典，利用现代的工具，用电脑和其他的设备，这对寻找某一个特别的字很有用。电脑会告诉我们这个字在这个或是那个等等的经文当中都有。藏经中有一大堆资料，四五十册的。 经典每册三四百页，因此，如果要靠我们去阅读过所有的藏经，并且记得哪里出现过 vedana 这个字，佛陀在哪里提过 vedana 这个字，实在不容易。而现在电脑能帮助我们找到这些经文，让我们明了佛陀是怎么用 vedana 这个字，怎么用 s a m j a n o 这个字，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会有一些差异存在。 虽然有这些的差异，但并不会困扰我们。我们并不坚持，也不执着。我所说的就是事实，除了这个以外，没有别的。我现在所说的话，是我所体验的，和我直接由佛陀的话当中所了解到的。同样的这些话，我这个传承的老师们也都说过。而且我发现，所有这些老师，他们都成就了极高的果证。 而他们也是透过自己的体验而了解的，我也是透过自身的体验而了解，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也正透过他们的自身的体验来了解相同的事情。因此，对于我们目前所教的，是按照佛陀的方法而正确无误，我们是非常深具信心的。如果还有任何的疑问，我要奉劝各位实修，只有实修能去除所有的疑问。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。如果这个方法不适合你，不适合你的思维理念，那么把它放在一边，可以用其他的方法。不过你要用该法去实现最终的目标，而不要混杂修法，不要一下子修这个，一下子修那个，不要继续到处乱跑。但是如果你发现这是一个可以带给你好的结果的方法，那么就继续用功，不断的深入深入。 然后，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一个好的禅修者，即使只学习到一些巴利文，但是总有一天，当他开始阅读佛经原文时，必定会体验到佛经的内容变得很清楚、很明确，就好像佛陀直接对他讲一样，就好像佛陀对他说：“你最好这样修，不是像那样，而是要这样。”内容变得如此的清晰，所有经文都会变得很明确。 唯有实修，才能清楚经文的内容，而不是透过争执、辩论或只是不必要的知识上的理解。这些都无妨，但最重要的还是你的体证。你来参加像这样四念珠的课程，并不只是来听听佛陀的经典，不只是来听某一个老师对于经典所做的特别的诠释而已，而是要去体验它。你已经开始体验了。 你已经参加过三次以上的十日禅修课程，所以你今天才会来参加这个课程。而且现在你继续的深入，渐次的深入，因此佛陀所教导的内容也变得很清晰了。在你的经验的层次上，自然的法则变得很清楚，因此你能够从所有的三卡拉习性反应当中解脱出来，因此你能够开始在自身当中体验真正的解脱。 而达到就近的目标，就近的解脱涅槃。你们都已经开始走上这条道路，这条正确的道路，都已经开始正确的走，朝着正确的方向。虽然这条路非常的漫长，但没关系，在漫长的路也是由踏上第一步开始的。你们已经踏上了第一步，你们已经踏上了第二步，再来是一步接着一步，你必定会达到最终的目标。 愿你们都已经步上解脱之道，愿你们都能达到最终的目标，愿你们都能享有真正的解脱快乐，真正的解脱的安详，真正解脱的快乐，真正解脱的安详。